第三部分，第十一到十七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新美南吉，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半田市，童话和儿童小说作家。 日本儿童文学研究者石井桃子曾说过：“北有宫泽贤治，南有新美南吉。新美南吉代表作《小狐狸阿全》《小狐狸买手套》《去年的树》等多篇经典童话被日本、韩国、中国选入语文教材。他终生独身，英年早逝，去世时仅仅三十岁。他的童话和儿童小说极具人情味。” 重视故事性，家乡的自然风土人情造就了他非凡的感受力，复杂的家庭环境和贫困体弱等生活背景，又使得他在作品中对处于不同生存状态的人和动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为了纪念新美南极，在他的家乡爱知县半田市建有新美南极纪念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美南极儿童文学奖。 是日本最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之一。十一，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十二，关于新美南吉的作品可以知道什么？ 十三，人们是怎么纪念新美南极的？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子不教，父之过。”意思是说，生养了孩子却不教育。 是父亲的过错，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父亲参与家教有利于子女的智力开发和体质的增强。父亲与孩子游戏时善于变换花样，更能满足孩子不同爱好和情趣的需要。父亲参与家教有利于培养子女的社交能力。父亲常和孩子在一起，孩子在人际关系中就有安全感和自尊心。 容易与他人友好相处。此外，父亲参与教育孩子，还能促使孩子产生对事业成就的追求。社会学家认为，一个人的事业成就感同父亲与他们的关系有密切的联系。换言之，与父亲关系密切的子女，一般都有较强的上进心和工作毅力。 如果父亲和母亲一起关心培养孩子，那么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在语言理解、各种概念和数学计算等方面都会发展的比较全面。大量研究资料表明，孩子总是接受母亲的教育而缺乏父亲的参与，就容易产生依赖性。一旦离开家庭，独立自主能力差的问题就会体现出来。因此，“子不教，父之过”这话。 一点都不假。十四，子不教父之过是什么意思？十五，父亲参与家教的好处是什么？ 十六，如果家教中缺乏父亲的参与，孩子可能怎样？十七，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